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夜谈来了，哎呦，真是从上海大驾光临啊！ <laughs> 现在听说很多这个地方政府都喜欢请你们这个经济学家去喝酒去，是吧？对，主要去夜谈。 <laughs> 老马也经常去蹭，老是 <laughs> 老马好像振振振兴西部，主要是靠老马，是吧？对对对。哎，先别说西部了，我跟你们说说最近京城啊，有谣传，不是这不可能是真的啊，说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房地产不大家都观望吗？对。但是说最近北京几个大盘豪盘呢，说是惊现上亿的买单。嗯。然后呢，说有五六组人，嗯嗯，买在不同楼盘呐，一下单就是上亿啊，而且都是当场签约的，甚至是，而且他们之间的重合率，就这个人的这个重合率和买房子的性质面积的重合率，八成，百分之八十。 就五六组这个人什么人呢？所以现在坊间传言，鄂尔多斯的资金抄底儿京城楼市，这样就标题了吗？嗯，其中有一人，嗯，我见着了， <laughs> 没有没有没有，不不不是，我是说， <laughs> 我我是说，我最近有幸 <laughs> 确实是见识了一位，鄂尔多斯的富豪煤老板。不过还是咱们马博士，呃，这叶檀去过鄂尔多斯吗？啊，我每次要去，每次都没有成功。 他每次要去，每次都去了。 <laughs> 我今年去了三次，呃，每一次的感觉不一样，每次见到的事儿也不一样。三月份我去，我讲房价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相信这个房价永远会往上涨，因为他们的 GDP 很高，有钱啊，扬眉吐气，这常自杀了，自杀了一个鄂尔多斯。对，所以第二次去的时候，已经有一少部分人认为鄂尔多斯的房价恐怕撑不住。嗯。 呃，第三次去的时候，十月份，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恐怕要出危险，所以我去的都是鄂尔多斯啊，不是不是三个地方，但是每一次去感觉不一样。呃，但事实上这个，我想呃，因为我算过账，呃，鄂尔多斯的同志们跟我商榷过很多回，但是账就在那儿放着。按照鄂尔多斯现在的人口跟鄂尔多斯现在的房子，呃，每个人十套房子。 没是，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呃，没没有过，我没见第二个城市有这样的人均占有房子比例，所以他杀到京城了以后，这个消息我是不信的。为什么？北京的限购政策没有放松啊？怎么能够随便这么卖呢？所以我想问问北京这个住建委，你们怎么管限购政策的？这儿鄂尔多斯的钱进来了，如果不是真的那好，如果是真的的话，真的给问责了。我们限购还没有放松呢。 怎么重合率还这么高呢？哎，北京的限购政策是没有放松，但最近我也做了个调查啊。我前段时间我到几个城市，我都去问现场做调查的时候，你问有多少人还想买房子？大概举手的零零星星就是这四五个，很少很少。对对。但是你要说我真的跑到那个那些楼盘里边去啊，我说。 我最近差点给忽悠，他说 <laughs> 那那个那个楼盘啊，说降价降三分之一，不是最近有吗？降三分之一，然后跑过去一看，他说，你看我这楼盘好吧，特别便宜吧，特别好吧，但是你一看那个楼盘，一定是那个楼盘里边最差的那套房子，就是黑灯瞎火的，根本就看不到，只有这样房子才降价。你想北京是哪儿降？很明显的，什么通州啊。 对不对？什么呃，昌平啊这种地方，你三环之内你让他降降看，我是不信。如果是三环之内降的话，很多人憋着抄底的人早就拿钱出来，早就杀奔过去了。包括最近上海也是一样，所以 <laughs> 在这方面我跟老马恐怕有点对，不是太统一，有分歧。他跟你不但不统一，我看他整天在微博上跟任志强也过不去。也不是，不是跟他过不去。 呃，我想我我想，我一直讲，呃，在消毒，在 <laughs> 消在消毒， <laughs> 对对对，因为有很多。 <laughs> 你是把任志强当病毒？呃，不是，因为他的很多言论，我认为啊，可能对大家有误导，包括对开发商有误导。事实上，我们这次宏观调控，我倒不认为价格会怎么变化。嗯。关键是心态会怎么变化？人们对房子的认识，对房价的认识，会不会回到一个理性？那么，如果说我们这次调控最后价格下来了？ 但是抄底的又来了，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对房价的认识还是没有逆转，这个预期仍然没有逆转。没有逆转的话，意味着这次怎么下来，仍然会怎么上去。所以，如果房呃，任志强讲说这个房子永远会涨，啊，呃，我我记得一零年的时候刚刚调控的时候，他讲调控没用。 粉丝挖口，当调控今年见效的时候，他又讲你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到最后开始降价的时候，他又说，呃，反正不是我先死。所以我想，这个应该呃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认识，房地产市场的话语权需要整理，呃，不能说呃这个开发商在那儿就说啊，应该有很多人大家都来说，都来逆转。那么如果说话语。 要充足的话，比较充足。我想，我们这个市场应该是一个健康的市场。叶檀，你跟他意见不同，但你跟任志强相同吗？也不是太一样。他这个老马说我是。经常支持你。老老喜欢你。很 <laughs> 喜欢你。不，老马说我是骑祥派，但是我说，我上次还在说，有个人跟我告状说，马光远在说你。哎，我说。 他说我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不太上微博。他说他在微博上说你说你是个骑不啊？我不太上。他说他说你是个骑墙派。我后来我说这个墙我还骑定了，我必须要骑这个墙。不骑墙就让这个不管是人志墙也好，马光爷也好，这两个极端派就把中国带沟里去了。 <laughs> 那墙在哪儿呢？你跟我说说。墙就是现在这很明显的，第一个你不调是不行的，对不对？肯定得调下来。 啊，要 <laughs> 要不然的话，这这个市场就完蛋了。但是如果是下跌，很多人都在说下跌百分之五十，下跌百分之三十，全国均价平均价格，你同比价格下跌百分之三十，你试试看。我跟你说，这时候任志强说的是对的，就不是说这个开发商先死还是谁先死的问题，地方政府的财政一定死掉了，这个银行坏账一定出来了。 不要告诉我银行没坏账，然后很多问题肯定暴露出来了。你说现在鄂尔多斯那些地方之所以还撑着，温州还撑着，主要还是因为此前有点收入，他的预期还没有彻底变坏。如果他真的变坏，我上次到杭州下沙去看，他拉出一幅标语是什么标语？稳定都保不了。看到一幅标语是什么？还我血汗钱，因为它是杭州郊区。是。 大跌，然后我就看到楼盘那儿在那儿拉。如果说你说平均全都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想象是个什么样情况？你刚才讲啊，这最近我看内蒙爱自杀呀，就是我最近了解看这节目啊，包头自焚了一个，对，一个呃就是高利贷资资金就是高利贷是高呃这这好像欠欠多少个亿对吧？ 然后这个呃鄂尔多斯嘛，鄂尔多斯也死。后来人们就想不通，说你鄂尔多斯人那么有钱，对吧？你何必去走死路呢？后来他们讲啊，我就去过一次鄂尔多斯，当地人跟我讲啊，你看当地人当时就这么夸富啊，因为榆林也出富豪哈。对，当地人跟我这么分析，说为什么我们这儿的人夸富？说榆林那边啊。 他们还是山西的地界儿，他们呢还是农民居多。农民嘛，有了钱也是难免精打细算。他说：“你要知道，我们这儿是牧民呐，牧民当年就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根本不存钱。一发了财，所以花钱有豪气。 <laughs> 那个我就记得这么讲嘛，啊，说我们这儿这个叫叫叫扬眉吐气，扬眉扬眉吐气嘛。但是你像这个鄂尔多斯，这个这这为什么就死？他们就说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他这个钱呢，是不是有点像温州？都是熟人、亲戚、朋友。是的，是的。他们比温州厉害。我我最近一直在强化一个判断，是温州没问题，焦点会在鄂尔多斯。到年底的时候，焦点肯定会转到鄂尔多斯。为什么呢？我六月份我去鄂尔多斯的时候，当地的高利贷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情况？多少？就是他们告诉我，爸爸要向儿子借钱的话。 对不起，老爸高利贷，我们俩必须走高利贷的形式，也就是说，当时在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任何不要利息的成本。但是我们知道，温州那个地方产生民间借贷、产生高利贷本身，它有一个很悠长的历史，它多年的信用文化。所以这次我到温州去以后，温州的那个中小企业协会的周德文就深恶痛绝的跟我讲，这些跑路的最根本的是把温州的信用文化破坏了。 不是说他们还不了钱，现在嗯也一样，都一样。那个鄂尔多斯那边你情况了解一点，你看啊，像江苏也好，浙江也好，像借高利贷都还不出来的。为什么？你后来去清账的时候，你发觉是一个什么样情况？三大姑八大姨，然后都是什么小舅子，全是这种亲戚关系。然后你是上家，我是下家。然后你要到他们家去清账，你发觉他们家也只剩下一张床了。对，而而且这。 而且什么呢？你说这个，呃，鄂尔多斯那个地方从来没有那种信用文化的， <laughs> 也对，也也没那个产业。就是刚才我们讲，他有喝酒的文化，有吃肉的文化，但是没有信用还钱的文化，没信用文化。 <laughs> 因为高利贷这个东西有个最大特点，它必须是一个熟人社会，你这个链条绝对不能延伸的太长，一长的话肯定出问题。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到到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不会玩那种高利贷。 到一个什么程度，链条非常长，所以我在八月份去的时候，事实上在年初的时候，鄂尔多斯的警方已经逮了好几个人了，就是不还钱啊。但是这些这些东西因为是小范围嘛，小范围他就压着。到八月份的时候，大家说起这个事儿之后，已经非常害怕。那么到温州出事儿以后，我首先想到的是鄂尔多斯，我说鄂尔多斯怎么办？温州可以自救，为什么呢？温州有企业。 你别看现在讲说企业不做什么那个实业了，做实业的企业还是非常多的。嗯。有文化。嗯。有积淀。嗯。鄂尔多斯有什么？不能跑。 <laughs> 我们看到之后，到最后之后，你可能在温州你可以找到你还钱的那个人，也就是说，这个链条本身的最后一个人你是认识的，但到鄂尔多斯他不认识，他以为。 跟非法集资一样，大家搞到一块儿来，呃，七姑八姨也好，呃，是八辈子也不认识的也好，全搞到这个链上来，那肯定会。牧民呢，骑着马就跑了。对对对对， <laughs> 咱们提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说我也有幸见到了鄂尔多斯的富豪，梅老板啊！哎，在我的朋友的家里，你知道吗？我觉得其实很可爱。大家说什么梅老板，就像你在内蒙啊，我常见的那种就人人淳朴的夫妻啊，热热情、直爽、直率啊。当然呢，因为毕竟是发了哈，所以有点气冲斗牛，也有点。 <laughs> 他是他是为什么呢？他在那发牢骚，他在刚他刚干了件什么事呢？他跑到拍卖会上啊。 呃，花这个创了个记录，反正是上亿的这个钱买了一张古画。啊，可是呢，是在我朋友帮忙下帮他看，哎，他就认准我这个朋友啊，是真心帮他长眼的，所以就要跟我这朋友交朋友。但是在那发牢骚，说你们这个圈子太复杂了， <laughs> 我我到底听谁的？ <laughs> 这个说应该买这个，这个说应该买这个啊。后来我这个朋友讲说啊，你既然花这么多的钱去买一个画。 那么你总应该做功课呀，就是你要有有有点学习，你这有点鉴别能力哈。嗯，他说：“哎呀，这个太烦了。”他说：“在我们那儿，我做煤老板。”他说：“我这个人做生意是这样的，就你刚才讲的这个信。”对，他说：“我第一次就信你，好，如果你骗了我没关系，那咱们没下次。”我就是这么看人的。我说：“你是去买画还是去看人呢？” <laughs> 他他到那儿啊，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基础，你知道吗？后来我的朋友讲啊，说你这个。 煤老板呐，你就跳进了鲨鱼池。就说这个北京的这个文物市场，这个人过来跟你说你要买这个，你买了这人没准到那边就要要钱去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你怎么可以完全不研究？但是他老婆他太太就说：“哎呀，他呀进了那个拍卖会啊，他就跟小孩似的，看见别人举啊啊啊，还那就举，那能随便举吗？” <laughs> 然后这时候，哎一把手说话不管用了，这个夫妻俩很很有意思。对对。但是你看。 通过这个观察，你能领略到他很多特点。哎，你想，他是以前是跟煤打交道的，现在好嘛，跟一帮鳄鱼打交道，这完全不一样。你首先你看呢，就说他手头看来是有大把的钱呐，大把的钱。他们要买房子或者进入艺术品市场，是不是他们都急急在出去啊？但是你又说他现在什么资金链什么断了？呃，我我这个资金链断指的是什么？就是呃大量的那种投资于房地产的。 我们现在就是谈到鄂尔多斯有钱的话，他肯定是有钱。呃，当然这个有钱并不见得说有钱会去办好事，因为我在鄂尔多斯我还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在他的所谓的鬼城喀巴市到他的老城东胜去直接，我在路过的时候，这两个城市直接相隔三十八公里。嗯，三十八公里，呃，你想是一个沙漠城市，那么三十八公里你一路可能什么也看不见。哎，我在这个中间我看到在打桩。 那个地方大庄挖地基，差不多是十九公里啊，恰好中间那个干什么？他是在建保障性住房，我就非常奇怪。你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地，连一个电线杆都没有的地方，在建保障性住房，对 <laughs> 吧？那个地方不缺地的，对，所以钱有，财政收入也有，而且每一个人，我们知道现在他的人均 GDP 超过二十万，所以。 不排除有很多人有钱，但是他们的钱绝对不是纯粹用来炒鄂尔多斯的房子，他是炒全国的房子，炒全国的这个这是字画是是，对吧？到潘家园去，对吧？他说的也是你，就是我这个煤老板朋友啊，就是呃，也是他跟我讲，他说现在我们鄂尔多斯那边那个房房地产呐，他说不行了，他们自己他他就说的你刚才讲的，他说每一个人已经平均十套房子了，嗯，所以我知道他这数字是对的。这但是啊。 这个鄂尔多斯的房子还不会崩溃，要崩溃是温州先崩溃。为什么呢？你想想看，温州刚才老马说有很多的企业，没错，但是你知道今年温州企业日子有多难过？所有做实体企业的基本上能盈利的凤毛麟角。 非常少，虽然当地不承认了，但我看到情况，从去年下半年就这样，所以他现在在抛售房产。他为什么抛售房产呢？他去挽救他的企业，或者是做移民，去去做这种。最近我在报上看见，不是说温州呃炒楼团就开始割价抛了吗？对。 他这个他炒他很多，我他温州炒楼他不是说在温州炒，他是在全国炒，他抛也是抛全国的。呃，我这一次去啊，我这一次去温州，我以前去温州以前，我对温州的感觉跟跟叶台是一样的。但是我去了以后，因为我接触的主要是企业家。 就是这些做做实业的，是去干什么？呃，去去调研，就是我去看看这些小企业究竟活得怎么样。但事实上，我发现那些真正的安心做企业的、做实业的，其实活得都很好。就是他们告诉我，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利润是百分之三或者百分之五，他们很多，比如说做鞋子的，我跟一个做鞋子的，跟一个做烟斗的，跟一个做宝石的，跟这三个企业我聊得最爽。然后他们告诉我，他们最担心的倒不是说现在没利润。 比如说，他们生产线绝对是呃开足马力在弄，呃利润也百分之十，最担心是明年招不到工。他们招工每年很过来，但是利润还是有。那个跑路的那胡富林，为什么跑路了？为什么？呃，不是说他的眼镜卖不出去，他的眼镜卖得很好，明年的订单都没了。就是这个眼镜做下的利润也在百分之十几。他干什么去了？他被地方政府忽悠着去转型了，转型干什么去了？做高新技术产业，什么光伏产业？ 光伏产业是个砸钱的，他有多少钱那个窟窿也填不满。最后一方面，我们看到胡福林的眼镜儿做得非常好，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呢，你做多少眼镜儿你也填不满光伏产业那个窟窿窟窿，最后只好跑到美国去了。啊，这个这叶檀不同意。不对，因为我跟企业接触还是比较多的。你当你问他说：“哎，你的企业怎么样？”时候，他都会说我过得还不错，我过得还不错。 隔壁过得不好，我过得不错。 <laughs> 一般来说，你不管是论坛，只要是公开场合，他一定是这样，因为他他一定不是私房。我 <laughs> 是私房， <laughs> 你不是康熙？找找温州老板说私房话，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叶檀，你讲讲温州。 他们只要是公开场合，一般都不说。为什么不说呢？其实倒不是说他们撒谎，而是说我如果说我这个企业不好，盈利很差，B 债的马上就来了，银行马上就来了，你明年的信贷还要不要了？然后是你家里还有几套房子要不要出手了？所有的一系列的东西都来了，所以他一定会说我们整个行业不好，隔壁不好，我是很好的。 我完全没有问题，我听到的都是这样子。温州很不 <laughs> 是的。 <laughs> 温州不好，温州可不错。 <laughs>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那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如果他情况真的很好，我听到情况是这样子，只要你是出口型企业，他都情况，他不是没订单，这个倒是说的对，他不是没订单。他不敢接，他不敢接，他就订单很多，他订单可以接到二零一五年。接了订单以后，如果明年招不到人的话。 他会出问题，然后人民币第二个赚不到钱，对，嗯，然后他，你比如他去跟沃尔玛谈价格，你要涨个几分钱都很难的，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他这儿原材料成本又在上升。哎，你说，莫不成中国真的进入到那种时代了？你比方说，我上伦敦呢，我就已经看到啊，这干体力活的基本上都不是本地人了，都是。 外外国就是那个第三世界国家来的人，甚至包括很多的士司机，你一听他那英语哪伦敦音的、捷克音，都是 <laughs> 东欧那边的，就包括酒店里给你叠被子的，就打扫房间的，这已经呃就是完全是好像没有本地的英语了。就是难道说中国？我们中国早就这样了，中国早就是第三世界服务第一世界。我那个钟点工啊，最近是跟我辞行了。 就不是，也不是辞行啊。他说他忙的接不过来活了。他说太多家我去做，我没法到你这儿做，我找不着个钟点工打扫卫生的。哦，我告诉你个例子，哦，非常快。我我告诉你个例子，真实的。上次我跟一个小老板谈，他开饭店的。我说你以前，他说他招不到工啊。他说以前女工啊，他说我只要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 最年轻、最漂亮、干活最不干活最好的、最麻利的那个年龄段的，他说后来我就放宽了，放宽到二十八岁、三十岁以前。现在我他说我放宽到四十岁我都招不到，就根本没人来。跟我们招空姐是一个顺序。哈哈哈哈招招一招一个好的特别困难。呃。所以这个就说呃，我们可能有时候啊，我们真得看，比如说这个家政市场，你是从家政市场，你还是看出。 我们经济似乎在发展，为什么呢？现在要价越来越高，你比如说，你找一个月嫂得七八千了，北京。是是是是。那找一个保姆，你给两千块钱，你找的真的是老大妈，不是保姆，你服务她，她服务你， <laughs> 你都你都搞不清楚。最近很为这个事情烦恼。所以，我们我们谈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就会就会感觉，哎呀，经济发展很好啊，这个劳动力市场这么好，所以我觉得明年如果我们判断我们经济真的好不好，就可以看一下劳动力市场是不是会出现民工荒。 如果出现民工荒的话，说明还好；那么如果不出现民工荒的话，那真的要出问题了。哦，民工荒反而反映国家经济好。在发展起码企业的没有没有，钱，就是失业率很低，那八条生产线要到印度招工吗？嗯，对，是还要到印度招工， <laughs> 失业率低。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如果说明年农民工都找不到工作了，还有房